祈告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呐，是你的爱吸引我们，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怜悯。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，主你复活的日子，主你所创造，主你所赐福，主你所分别为圣的主日，我们积极敬拜主，父神呐。 似乎这段的时间，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向我们发出亮光，恩高就你仆人宣讲，我们更加认识你，我们信心有根有基，我们认识你，我们感恩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我们的老师带你们读了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的经文。 这是研究崇拜神学一定要研究的一段圣经。这段圣经记载，以赛亚在国家危难、人心惶惶的时候，来到圣殿做礼拜。就在做礼拜圣殿，他看见异象。 这个意象可以分作两方面：第一，那是有关于上帝的意象第二方面，那是有关于他自己的意象我们就来看看第一方面，有关于上帝的印象意象那有两点。以赛亚说：“我看见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”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象征权柄。 象征我们的上帝是同管万有的主，我们上帝是历史的主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五十年前，我在新加坡精炼灵修神学院受训。那神学院每天中午十二点，一定有国祷，为国家祷告。 啊，其中两个国家一定会围着两个国家祷告。一，那是以色列国，上帝的选民，以色列国。二，那是中国，在围着中国祷告的时候，我会听见老师们，还有那些高班的同学们，他们常常这样祷告：，主啊，叫你可以通过好音的么？ 中我同胞需要福音，一定这样祷告。其实我那个时候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那个意思是，共产党政府接管了这个中国，我们都知道教会门就关了。那谁传福音啊？中国有这么多一些人，他们需要福音啊，所以每天十二点祷告，我都听到。我不会，我也从那边学了。 主啊，你开中国福音的门，传经过福音，满开哟，那来听多福音，经过同胞需要福音。这是那个时候的祷告，五十年前的祷告。但是有一本书，《上帝全能的手》在红色中国，红色就是说共产党啊。 通常我们用红色来代表 God's，sovereign hands in red China，上帝全人的手在红色中国。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牧师被共产党政府抓了，强迫这个牧师要放弃信仰，可是这个牧师。 他宁死，他也不。